锵锵三人行，虽然这个王蒙老师啊非常的这个不愿意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祝贺这个新婚大喜啊，王老师，祝贺祝贺。哎呦这个新婚夫人名字叫三亚，是哎，我我您说的那个话我很感动，是我甚至都能背过，说这个三亚的到来，不是海南三亚， <laughs> 三亚同志的到来说是我的救助。 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是是。您还说什么？说明年我将衰老。嗯。但在我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是您还要说什么？我我就说呀，人只要是没死，他就是活人。嗯。他就做活人应该做的事儿，享受活人待遇。哎，在他这儿就是三个万岁， <laughs> 就是还是要说生活万岁，青春万岁。 爱情万岁，谢谢。 <laughs> 我真是诗篇了。谢谢。我觉得他也算是一辈子这个青春不改啊，当年就是青春万岁，一直到现在。谢谢谢谢，不敢当。我我是那个比较早知道这件事的哈人，所以呢，这个第一次我去见这个三亚姐姐，哈，我叫她，就是我。 很很很意外的一个，就是刚一进我们是在一个中东餐馆里见面。我记得远远的我一看，我觉得见到了崔老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身影，是真的像您的，是就是前夫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您这话里有缘分 <laughs> 啊，是有是是有点，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我跟这个这呃单三亚女士啊见面的第一分钟，我我就觉得就是她，我又。 有一种秒被秒杀的这种 <laughs> 一见钟情，哎，而且我要后来我还发现，凡是大事儿，我决定都特别快，一两分钟。比如去新疆两分钟，啊，呃，我少年时期入党决定两分钟，呃我要写作写小说两分钟，凡是小事我都决定的慢，比如买一表买。 买两万的还是一万的还是八千的还是六百的？这我可能琢磨半天。哎，那肯定是头脑里出现一种无可阻挡的直觉。呃， <laughs> 这这我不知怎么解释吧。 <laughs> 但是我就觉着大事儿啊，不是一个拿算盘、算盘珠打的东西。哎，这话有意味，有意味。哎呀，小事你可钱里算计呢。没错。哎，一篇文章的题目，你可以你可以俩月定不下来。 但是大事两分钟能定，我可以证明，因为那时候我听说的时候，好像才建了十五天。嗯，王老师那时候的感觉是，就定了，而且是我们开玩笑用英文说如火如荼哈，叫 like fire like tea，如 <laughs> 如火如茶，如火如茶，就是那时候那个热烈的程度。而且我就知道，我当时在私下就预卜，我说这肯定是今年秋天恐怕要办事儿。我跟你不信，你去跟咱们避风问，果然吧。 而且就不愿谈谈太长时间的恋爱，就是要赶快办事儿。 <laughs> <laughs> 什么事儿到他这嘴里？我不是我，我说这意思就是说，他倒是这个印证了这种啊一见钟情，是是是，不用考虑太多。是是，我我就得这是我的幸运。哎呀，因为有些呀，有些老年丧偶的呀，嗯，呃，想在。 哎呦，麻烦死了！我不，我就不说了，不说人家了。好像我说人家，我这得便宜卖乖似的。这事，对对对，这个考考虑的太多了，考虑的非常多，非常难处。对，俩人都已经成型了，是是不是？本来互相甚至印象很好，真的一接触根本就不行，哎，太多了，太困难了，比年轻人，比年轻人恋爱还困难。年轻年轻人比较容易如火如荼。 <laughs> 这老年人他很他很理性啊，但是你看哈，就是这个呃前两年我母亲啊突然间这个中风，中风就是光是这个不能说话了。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失魂落魄，然后这个孩子们反倒就不能理解，就说你怎么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哈？我爸爸就说一句话，他说：“哎，你们年轻人要是失个恋，你们是什么样？是我们生活了一辈子，突然间没有办法这个。” 这个交谈了，是是是吧？所以我反过来想啊，就有句话讲啊，这个就是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那您说，您这个这个黄昏恋啊，这不是这像年轻人那种恋爱那么热烈呢？还是一种比较隽永的平淡的？不是，我反正我呀，相对比较热。他说那十五天，这还发生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也就不过是六七天。 六七天呢？另外一个朋友到我这儿来，我悄悄的跟他说这个事他就觉得我很热。他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呀？”我不敢说是七天， <laughs> 我结果还报了一个谎啊！我说有十几天、半个月。吧、半个月你就这么热了呀？我更不敢说我是六天了。 <laughs> 六天，这结果我还搞了一次假冒成绩。 <laughs> 我这辈子辈子这个做假汇报的记录不是太多。 但是这次就是有点假汇报那感觉，所以我还感觉他这个虚报虚报成绩。他这个小说的名字啊，没准是说出他的一个一个本命青春万岁，青春万岁。他这是永葆青春的一种心。不是这个王老师外号就叫做这个高龄少年嘛？然后这是一个是谁？铁凝说的。铁凝说的。对。 然后这个这这个三亚姐姐就是新夫人呢，也跟我说过，就那次见面，她说，其实她说王猛觉得，哎呀，现在这个年代，他还带着五十年代人的那种热情和单纯。说现在其实就是两方，如果是人介绍一谈，这女方不论是女方男，方，尤其是女方，都要带着算盘过，恨不得要计算器过来了。啊。可是这事儿其实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也是两个人都是简单的人才能。 一见如故。你说这个，我这这咱们拉扯一下啊，把这，嗯，为什么好多人反映啊，说见着我本人呢，说你比比在《锵锵三人行》上显得年轻， <laughs> 这这我闹不清啊。哎，这个我能给你解答，因为所有的人见到我呀， <laughs> 也这么说。 他是这个，他是这个特写镜头，这人太细了。不是人上电视都显老，对对，比实际年龄都显老。我不知道，一个是大概是这个电视能是不是能把人的脸呢稍模糊镜头，以后我要求用模糊镜头， <laughs> 还模糊呢。我告诉您个不幸的消息， <laughs> 马上就改高清了。高清，哎呦， <laughs> 高清，您这褶子里边这这个这这细胞都看得见。哎呦，那可惨了。哎，不，不要紧，您那细胞都是活力细胞。不信呢，您看看这个咱王老这个新婚。 啊，这这家伙一个什么风采，已经是这个范儿了。 <laughs> 北戴河， <laughs> 这这个我我这个，你看我这胳膊上的肌肉，我敢跟那个年轻人比，一一点鸭肉没有，全是鸡。 <laughs> 您再看，全是鸡。下一张，这哎这这这张有点像老年旅游团，老年人，老年旅游团的。这是印印尼啊，印印尼印尼的一个旅游生。好，我再给您看一张。 哎，这张您得这个论说论说哈？为什么呢？我说您不能光在北戴河，是是，您也得到我们这水灾现场去看看。 <laughs> 你知道啊，最近这事儿啊，它引起一定的争议。是是，就是余姚那个地方啊，本来呢就是一个镇里的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这么个小官儿吧，像镇官儿，他呢到一个村里去去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老支书，结果现在的这个村支书呢，这几天的村支书觉着挺委屈。 因为呢，就是一开始就被媒体就骂，骂说他背这个小官儿，然后他说，我要是拍马屁，我背镇长啊，我背书记，他这官儿，而且呢，他说他就是我们村儿的，他互互相间的，我管他叫小阿爸，还是他管我叫小阿爸，我管他叫小哥，他说那就五六米的这个水，本来网上开始传说他穿的高档皮鞋，嗯，让人民群众背着涉水，你知道吗？结果呢？ 最后人说就穿了个一百一百多块钱的一鞋，说是个半开玩笑的举动，说哎我背背你看我能不能背得起来，这个小干部现在也很后悔，说哎呀我当时就没把持得住，怎么就让他背了这么一下，这一下就免职，但是实际说实话我是也有点同情，就是说， <laughs> 你你你你说这媒体一打击啊，这玩意儿这这这这这当当个官也也不容易啊。 对他这判断都是计时的，这倒真是秒杀哈！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因为我也是到今天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就后边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有这么多细节，也不是高档皮鞋他们的关系。可是我当时第一次在网上别人传过来看的这个图像的时候，我当时一个计时的反应，的确也是这个人太。 太差劲了，而且你你他很煽情的一个画面，没错。然后把后边可能那高档皮鞋都是后来猜想的，对猜想往上一按，这人就死了。听说已经免职了，是吧？你知道王老师，您是这作家，我就发现啊，这个中文呢，它是特别这个形象，而且呢，特别擅长用于这个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上纲上线的时候，中文很厉害。你比如那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可大可小，这今天的图像的时代，咱要光看这图像。 这象征了什么？当官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啊！哎呦，对，而且这个人民的脚可是站在这个水深火热里的。 <laughs> 好家伙， <laughs> 你要这么说，他不是免职判刑都可以。对， <laughs> 不是，您怎么看？不是，这个因为我不完全不了解这个，我是觉得呀，但是这一类的事儿啊，我是觉得报道也可以报道，这也算是呃这个民意监督吧。 但是，要是组织处理，呀，还是要慎重一点，最好别是，这刚一报道那儿就处理了，让人觉得忒快点儿镇政府也是说，也说得很明白啊。他说：“当然，我们这个处理，呃，跟舆论的压力是有关系的。他但是当然，他这个反正给人拍到了，那背了一秒钟也是背了，那他就是不恰当。”我是，我是觉得咱们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的这思想方式啊，咱们中华文化吧。 是喜欢做整体性思维，是把什么事儿都放在一块儿来思维。西方的思想方式就跟西医似的，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妇科就是妇科，哎，男科就是男科。一是一，二是二。一一是二，它是分着来看。你比如舆论就是舆论，是不是？呃，但是你要是处理组织，那组织部门它按人事工作的规则，人事的工事工作的规则。 不会不考虑舆论，也不会变成就是由舆论一拨了就就就能办到了的。那你这免一个人，你得有手续啊，你得有允允许本人申诉啊，是不是？你得你现在法院得判个刑，这不还还还得那手续，且得倒腾呢，且得这个还可以请律师，还可以申诉。我是觉得那样就比较好。我们这个舆论非常欢迎，欢迎监督。 呃，但是同时呢，呃，我们要允许申诉，允许分辨，是吧？万一啊，当然不是说这俩人我不认识，嗯嗯，其实这俩人他要是要如果要是一个村里头的小老乡互相逗着玩原来就你背我或者互相摔跤，甚至是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踹你屁股一下，这都有可能的。你要把他这踢屁股那个场面弄出来，说这个就就更严重了，是变成。 暴力侵犯。是，您是常年做这个基层工作啊， <laughs> 我我现在觉得这是他也有一个，就是就说中国啊，在这个这个整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啊，它还有一个就某些个文明的那个观念，包括当官的文明啊，跟这个乡村的一些人情世故啊，它也有时候不太吻合的地方。对，嗯嗯。你比如说，这这秋菊打官司，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事儿。 对吧？有些时候呢，你说这个，呃，呃，呃，就是说他们说啊，这个当地镇上就讲说，我们跟村里的这个农民呢，很多时候呢，就是称兄道弟，呃，甚至讲个段子什么的，他们觉得这样啊，容易做工作。但是这东西，你比如说谁要是拿一手机哪天给你录下来了，放到网上，哎，那你从当官的纪律上来说，你这是犯了纪律。是。 对，这个也有，而且这给这个就是公报私仇的，提供了很大方面，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任何你的对头。 或者你的政敌，或者你在他手上，你你你惩罚过他的人都可以随时一拍你，你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做一个清廉状吧？哎，是你还真不知道谁拍的。对，而且这种省请客去呃送礼，我觉得他这个人情世故里边有很多，并不是当官的本人能够完全在任何时刻都划清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官场的这个这个这文化太源远流长了。我就下去看过，还不是什么大官儿。 他就底下，他就比如说一个，呃，很普通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呃，北京来人了，地方这种接送，然后下边人主动要跟你，就是说让你在下边很高兴，他就送给你很多，呃，礼品啊，什么东西都不见得是要你直接有什么回报的。在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官是怎么办？如果他要按这个纪律处，他什么都不能啊，不一一块月饼，一个什么什么小一块哈达，恨不得可能都都不应该接了。 那到可是要分到这么细，这个这工作还能做吗？就整个这关系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了。这个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啊，这个按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它自上而下呀，就是宁可要规定的严格，嗯，宁可不近人情，尽量少留这个空隙。 你你你只要一留了这个空隙啊，你不知它依于湖底。哎，呃，我跟你说，就是我呀，就是担任相当的职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上中南海开会啊，呃，喝茶呀，自己要带五毛钱才能拿一个那么一小包茶叶一个茶包放上去。有一次我在勤政殿开会啊。 我就换衣服，你你又不敢穿着太随便。嗯。换衣服时，兜里头一点钱没有了，我就只好倒白开水。那时候广播影视部长是艾之生，艾艾之生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他一看我倒白开水吧，就笑了，没带钱吧？我我说是，是啪，扔我一块钱，喝去。好东西赏我，赏我一块我就嗯，然后我把这五毛再还给他。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也太过了，是不是？你开会喝茶，回头这外边儿，回头幸亏爱，要不是爱之声赏赐我，我还能那弄杯白水喝。嗯。后来这个规定就没有了，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我感觉到当时有这个规定啊，哎，是有它的意义的。为什么？尤其各省的人一来开会说：“哎呦。” 说中南海这这么严呐，他回去起码他胆儿小点儿，他约束一下自己。如果你要在，如果你这儿是吧，敢喝茶，他那就敢上月饼。 <laughs> 你这儿敢吃月饼，他那儿敢上龙虾。对，你这儿吃了龙虾，他那儿上这个什么叫叫什么？ 什么什么包吃，什么什么鱼？这 <laughs> 鱼翅鲍鱼，呃，这鱼翅鲍鱼啊，燕包翅，燕包翅，哎，您吃吧，他全上， <laughs> 他全上。所以我说，它里头有这么一个，这是中国的国情使然，呃，它必须就是特别的严格。呃，但是你具体处，你规定些这些制度啊，什么时候你可以规定的非常之严，但是你具体处理的时候呢，第一要调查研究。 哎，第二呢，要允许本人申辩，而且要认真听取他的申辩。哎，第三呢，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因为这罗生门呢，世界上每件事的版本都多着呢。嗯，你以为只有一种说法吗？ 哎呀，这王老师讲的真全面，对对对，恰到好处。就 <laughs> 我， <laughs> 我觉得这对我们啊 <laughs> 做这个媒体的都是个提醒。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我们做，比如说我们这节目组在后来开会的时候哈，当然为了说话的方便，大家可能就简单化，但有的时候啊反映某种潜意识，就是说，哎，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是经常你看我们要报道一个事儿，实际背后大家说，哎，他打谁？打谁？打他？是吧？ 哎，好像很快就定了性，然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对吧？哎，就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关系，因因为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啊，我听一个经济学家就跟我讲过，他呢就是说你在中国你搞讲座，在这么一个社会，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我跟你说我的经验，中国经济要是有五分的危险，我就跟你说它马上就要崩盘。 因为这样，是我我说的话就把他们镇住了，你知道吗？这是传播呀，传播，传播呢，呃，要求有力度，哎，是不是？哎哎，要求生动，要求煽情，哎哎，要要求你不惜夸张某一部分，这个麻烦就是你传播和具体的做人事处理。 做司法的这个 <laughs> 这个这个呃审判，对，做判决一定要有一定的区别。嗯，对对对，这其实你看，就这我当然拉的远点就呃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叫鲁迅体？嗯，就鲁迅的这有些话呢，明年他确实说的尖锐透，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经常也很过。 你知道他专门就是说那个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所以大家都仿这个就都能出位，都能抓眼球。你就没听说过有一个叫胡适体的？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啊，那个太过了。咱们你看胡适先生说的话，其实胡 <laughs> 胡适是我们大家的朋友们很温和，但是摆出来都是灰色的，没有一句话让人说响当当，就让你觉得哎呀，真是痛快淋漓，他就流传不开。 是，现在我学的是王蒙体。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而且我刚才是不是还听王老师说，当年都有过，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一个报道作品就能够影响一个人最后一一个报告文学出来了，呃，然后过了不到一个月枪毙了。 呃，说八十年代的，八十年代有过，那是罪有应得吗？呃，我我反正你要是按那个报告文学的内内容，没有一条够够得上枪毙的这个罪过的。嗯，还有啊，最近最近呢，我还挺爱看，嗯，就是那焦点访谈跟那个什么东方时空，对，里头有一个我干特别替老百姓说话，就是说办事儿难，办证难，办一个证，嗯，去了六次。 然后呢，有一位女的，警方的人员吧，就她那个脸子，我怎么看着那么熟悉？她自个儿在那儿看报，这时候呢，人家来找她吧，她就那种不耐烦的样子，啊，哎，哎呦那个嘴脸，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这种事情进行批评啊，太正确了。哎呦，现在这可火了，你知道吗？焦点访谈把这个一打呀，呃，多少个人呐，就把自己这辈子办证难的这个事儿啊，全在网上晒出来。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第二天就宣布已经撤职了，调离公安部门，连夜，连夜，连夜。我说咱们能不能？ 别这么快， <laughs> 要处理处理人的问题慢一点嘛。伟大毛主席都教导我们说，是你处理什么事冷处理吧，因为你热处理有时候它容易带有一种这个这个这个。你说这个快，咱们是可快可慢。前一阵儿就东北某省会城市啊，就是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然后出现他们说神一样的这个一幕，本来这记者去啊。 排到这个号就后边，今天办不完了，后边没有了，大厅里等着几十号人，十三个窗口，经常开的只有四个窗口，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领导进来视察工作，一群人陪着进来，他这一进来，咵，他全开，咵，家每一个窗口都排 <laughs> 排满了人，你知道吧？半分钟之内，你说他这领导一来，他要快，他能神一样的快。 这 <laughs> 这也是国特色。 <laughs> 现在有时候网络民意啊，我认为有半个领导的效应。是，你只要一吵起来，他连夜就得处理。对对对。要不然他招骂，他顶不住。可能有这个，他是传媒时代嘛。传媒时代，传播力量太大。 但是还是要允许人申诉， <laughs> 人不能表达一点事实。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看毫无疑问的事情，对，仍然没有出，没错对